希特勒当上德国总理之后啊，利用这个国会纵火案打击德国共产党在内的这个其他党派，同时呢颁布了消除国家和人民痛苦法，人民的自由呢被剥夺，德国其他政党的力量被削弱，纳粹党的专制体制呢就这个建立起来。纳粹统治的一个突出体现啊，就是成立了秘密警察组织。这个秘密警察组织呢叫盖世太保。 啊，这个太保啊，跟《水浒传》里边那神行太保戴宗不是一个概念啊，是音译啊，跟纳粹一样是音译。那这盖世太保是怎么回事呢？盖世太保啊，由纳粹党卫军控制，是这个党卫军里面最著名也最骇人听闻的机构啊，是纳粹党对本国人和占领国人民进行特务统治的工具。 最初呢，被称为这个秘密警察处。随着纳粹统治全欧洲的需要，人数也逐渐增多了。到1944年，盖世太保有了4万5000名成员。他们的专门职责呢，就是镇压任何反对帝国的行为。历史上所有的独裁政权都实行这种秘密特务统治。 呃，党卫军呢还有一个安全情报机构啊，德德文缩写呢叫 SD 啊，他们把这个这个标志呢贴在袖口上。SD 有几万职员啊，不是 SB 啊，是 SD 啊。另外呢还有这个十多万告密者。说到这儿呢，不能不提到这个盖尔太保的领导人啊，也就是德国党卫军的头目希姆莱。 希姆莱生于一九零零年，比希特勒呢小十几岁啊，是一个没有领路人的追随者啊，一个孤独的探索者，一个被剥夺了大战机会的军校学生。后来呢，他找到了自己的导师啊，就是纳粹冲锋队领袖罗姆啊，前国防军中尉。罗姆领着希姆莱参加过啤酒馆政变，但是希姆莱在啤酒馆政变中呢，是很不起眼的这个小角色。 啤酒馆政变失败之后，罗姆手下的一千五百名冲锋队员就变成了希特勒的私人部队。希特勒从这一千五百人当中招了一百二十人做他的保镖，这就是党卫军的前身。到了这个一九二五年，希姆莱加入党卫军，他在党卫军的证件标号呢是幺六八。那个时候呢，这个党卫军人员啊开始扩充了啊，有一百六十七个人。 比他资格老啊，所以他是一路发啊。但是呢，后来他却成了党卫军的这个领袖啊，因为这个人呢毫无过错，野心勃勃，为人古板，没有乐趣啊，很像典型的这个德国人，做事一板一眼，也没什么幽默感。很快呢，就在这个呃纳粹党当中获得了希特勒的赏识。一九三六年，希特勒任命希姆莱为德国警察总监盖世太保首脑。 啊，具体组织实施法西斯恐怖统治，希特勒看出来了，希姆莱是一个小心翼翼的办公室管理者，高效的文字专家啊，而且呢，希姆莱很清廉，就靠工资生活啊，不像戈林那么穷奢极欲。希姆莱非常这个崇拜希特勒啊，跟希特勒坐在一起的时候啊，只坐半个屁股啊，非常恭敬的拿个小本儿啊，把希特勒说的每一句话。 都记下来这一幕呢，咱们现在看电视也偶尔能够看到。不管希姆莱和希特勒的助手们怎么争权夺利，他呢从来不会对元首构成威胁。中国古代也是一样啊，在皇帝眼里，忠诚是最重要的，是吧？你这个人贪不贪污不要紧，你有短儿攥在皇上手里，皇上没准愿意这样。你贪污，屁股不干净，有短儿啊，皇上随时可以弄你。 就怕你一介不取，耿直廉洁啊，像岳飞那样刚直不阿，皇上拿你没辙，是吧？皇上怕这样的啊，不怕贪污受贿的。希姆莱恰恰是符合忠诚。到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初啊，希特勒让希姆莱呢建立一支党的精英部队，任何情况下都可以依靠的部队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啊。 这个原来的纳粹冲锋队不可靠了，那越来越糟糕啊！到了这个时候啊，冲锋队员啊发展到了两百万人，到处惹事儿，口碑极差。更关键的呢，冲锋队跟德国军队发生冲突，还跟工业巨头发生冲突。这个时候，希特勒已经上台了啊，认为冲锋队的历史使命啊已经完成了。冲锋队员都是一帮粗胳膊大拳头的老粗，就会在街上闹事儿。 那冲锋队街头暴力起家嘛，这个时候希特勒已经上台了，你们的使命就完成了。可是冲锋队的头子罗姆老想搞二次革命，想把那些工业巨头的命给革了。希特勒却需要这些工业巨头的资金帮助，所以呢，希特勒就要希姆莱从冲锋队当中另立门户。一九三零年，希特勒就切断了党卫军跟冲锋队之间的组织联系。 以后，冲锋队领导人没有资格对党卫军发布命令。希姆莱聪明啊，立刻就给这个党卫军设计了新制服。冲锋队是穿褐色的，他呢穿黑的啊，这个而且呢银色的肩章、圈银边的领章，视觉效果呀上白下黑，黑白银白对比非常漂亮，成功的迎合了喜爱制服的德国人。 第三帝国时代，德国有一千多万人是穿制服的，各式各样的制服。这么一来，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了党卫军，一支新的纳粹军事力量就建立了起来。党卫军人数从三一年的两千人增长到三二年的三万人，而且不断有精英分子加入，有的呢是年轻的贵族啊，生下来就要继承日耳曼军人传统的人啊，这些都是希姆莱这支这个。 党卫军的骨干力量啊，比如威廉二世的皇五子五阿哥就加入了党卫军，还有受过良好教育的中产阶级啊，包括可以帮助希特勒统治合法化的律师、经济学家、工程师啊，和其他下层社会当中优秀的年轻人。希姆莱还建立了一个党卫军学院，为参加党卫军的人呢提供资金、任命。 前海军中尉海德里希当他的助手啊，他的这个实力啊越来越强大。到了纳粹党掌权之后，由于之前的这个冲锋队不断制造麻烦，造成纳粹党和冲锋队的摊牌就不可避免了。三四年六月，希特勒通过希姆莱、海德里希制造长刀之夜事件啊，以冲锋队政变为由，铲除了冲锋队头子罗姆，解散了冲锋队，巩固了纳粹党的势力。 党卫军完全取代了冲锋队之后，盖世太保就横行无忌了。纳粹党的专制统治逐渐在德国形成。纳粹政府修改了魏玛共和国宪法，通过一系列的法令，剥夺人民的权利，禁止政党和工会。剩下的这个唯一的政党就是纳粹党跟他的附属团体。共和国已经名存实亡。 在武力的这个威慑之下啊，希特勒呢导演一系列相互配合的国民投票，通过这些活动，实际上是想向德国人证明民主是多余的，应该从法律上摒除，只相信希特勒个人统治就可以了。第一次国民投票呢是在三三年的十一月十二号啊，就是为了批准希特勒已经在做的一件事儿——德国退出国联。结果呢？ 超过了百分之九十五的德国人选择了同意。在这期间，纳粹分子进行疯狂的宣传啊，像往常一样，希特勒总是冲在最前面。他声称，只要所有的德国人像一个人一样团结，帝国就可以获得和其他国家一样的平等权利。而且他用自己做号召，他说：“接受我当你们的元首吧！我不属于任何阶级和团体，我只属于你们。” 被群众的情绪所打动，帝国的内阁啊通过了一项希特勒提出的法令，宣布纳粹党是德国的官方代表。从此，德国成为一党专政的国家。到三四年的八月二号，魏玛共和国总统兴登堡病逝，按道理说应该选新的总统，希特勒只是总理嘛。可是。 希特勒在八月十九号，就是总统病逝两周之后，要求德国人民立刻通过一项匆忙准备的法令，把兴登堡的总统职位跟希特勒的总理职位合二为一。纳粹党说服了这个兴登堡的儿子奥斯卡，通过广播向全国发表演说，敦促所有德国人投票，把我父亲的职位移交给元首。奥斯卡本人。 是支持纳粹的啊，所以第二天，也就是八月二十号，三千八百万德国人投了赞成票，同意希特勒做德国元首。德国在这个时候开始被称为德意志第三帝国。希特勒自称德意志国家和人民的元首。这会儿是再也没有人能管他了啊！希特勒的独裁统治啊，就完全驶入了快车道。 但是对于德国人来讲啊，他们已经习惯了啊，因为一百多年来德国没有议会民主的传统。希特勒当上德意志国家和人民的元首，接着呢，他的独裁统治呢就开始了啊。不过呢，德国民众啊也不傻啊，他们只是更现实。这个纳粹党能够上台，是借着经济大萧条的机会，啊人民生活困苦的机会。 你上台了，你就得解决问题。你光说不练不行。希特勒当政之后，不遗余力地讨好德国人啊，特别注意解决就业、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的问题啊。他最了解老百姓想要什么。纳粹上台之后，把物价冻结在大萧条时期的水平，防止了又一场通货膨胀。大规模重建武装，一方面呢，实现对军队。 和资本家的承诺，一方面呢，为上百万失业工人提供就业机会啊，他兴建大型的公共项目，这个呢，不仅仅是提供就业，而是让德国民众啊真切地感受到国家在发生一些激动人心的变化。针对二九年到三三年的经济大萧条啊，美国呢是采取罗斯福新政的方法，那旧民主秩序的新应用，德国呢？ 是走这个法西斯道路，但是甭管是罗斯福新政还是希特勒法西斯专政，有一点是相通的，就是国家干预。罗斯福新政是国家干预，希特勒这一套东西也是国家干预。国家干预的结果呀，很明显啊，是吧？我要建立重工业，发展军事工业，不光需要人，还需要机器设备。这些东西虽然跟老百姓生活没关系。 可是重工业来钱呐，是吧？你造一艘潜艇得投多少钱？你做一面包才多少钱？所以大力发展重工业，工厂就活了，需要大量的人力，老百姓呢就可以加入其中。还不行，还不行！我建机场，我修高速公路。最令人称道的是，德国修了全国高速公路网两千多英里，汽车可以以每小时五十英里的惊人速度直线行驶。希特勒还许诺。 给每个劳工家庭配备一辆汽车，这就是大众牌啊，VW 对吧？这个大众这个名字就是希特勒给起的啊，是今天这个说德国所有产品里唯一还带有纳粹痕迹的东西。你要还找不着工作，没关系，是吧？德国在扩军嘛，是吧？哎，你可以加入德国国防军呢，啊。因此，这个希特勒执政、纳粹党上台之后，效果特别明显。一年后。 失业人数下降到三百万，是原来的一半。到一九三七年一百一十万，到三八年基本上就没有失业工人了。纳粹党执政五年就解决了全民就业问题。相反，劳动力供不应求，飞机、坦克、机枪成千上万的从德国的流水线生产出来。当然，也有高质量的照相机和玩具啊，你得满足人民的需要。 政府支持的建设热潮是随处可见，高楼大厦、体育馆、居民楼。其实老百姓啊，普遍有一个认识：谁当皇上，我不是跟家炒土豆丝儿啊啊！只要你能让我炒得上土豆丝儿就行。希特勒这个时候是不光让你炒土豆丝儿啊，能让你炒牛肉丝儿，是吧？所以希特勒在备忘录中记载，最引起他关注的是德国失业的劳工阶级，他。 当政刚刚四个月，就宣布每年五月一号为法定的工人节，并且呢提出一个口号：工作光荣，尊重工人。啊，其实好多国家呀，这一幕都特别类似。有人劳动才能生产出他需要的一切东西，才能有实力打仗。五一国际劳动节，那咱一想，纳粹能过这种节？过，热闹着呢。啊，每年五月一号，德国全国各地。 男女工人都放假啊，通过野餐或者其他的聚会庆祝。工会领袖会被邀请到柏林郊外的国际机场集合，希特勒亲自到场致辞啊，把这些工会团体呢变成一个大团体，叫这个德国工人阵线啊，就是这个德国全国总工会这么个意思。任命一个极端纳粹分子，这个来管理这个工人阵线。这个人呢？ 叫罗伯特里啊，跟那个南北战争都是南军总司令的名字重名。这个罗伯特里呢，把自己打扮成穷苦农民的儿子，声称深知穷困和资本主义剥削带来的痛苦啊，承诺为大众工作，要求雇主啊不能再随便解雇工人了。这其实是什么呢？就是任何一个老板不经政府同意不能解雇工人，这个买卖是你的。 但是你连用人权都没有，都被政府控制了。德国工人阵线不是真正的工会组织，是政府下辖的一个机构啊，可能都是正部级的。德国工人一周的工作时间由六十个小时延长到了七十二个小时，但是呢，很少有工人抱怨，为什么呢？因为工人那时候一周的平均工资达到了三十五马克。 三二年领失业救济金的时候三块五，现在三十五，收益涨了，得到好处了。尽管这个工人工资总数当中的一成半到三成半要用来交税和交党费，即便你不是纳粹党员，因为你要感谢纳粹党，你也得交，是吧？没有纳粹党，你能过得上今天的美好生活吗？但是工人还是觉得削减的部分是少的，得到的多数是好处。 另外，这个德国工会头子罗伯特里经常鼓吹啊，人们的精神满足啊，要比物质上的满足更重要。所以呢，希特勒政府为人民提供比食物更重要的东西，比如延长工人的休息和娱乐时间，工人特别高兴。那纳粹党让你去度假，开设成人的课程、音乐会、体育竞赛、剧场演出，票价都特别低廉。 欧洲人跟这个咱们可能不太一样啊，咱们过去呢温饱是主要的，欧洲人呢精神上的追求啊可能更多一点，啊证明这个你是一个贵族，不是说看你满身 LV 就是贵族，你得欣赏得了歌剧，你得看得了芭蕾舞，所以欧洲即使是产业工人，精神方面的需要也很多。 在这样的情况下，纳粹党给工人提供这些，工人特别高兴。当然了，羊毛出在羊身上。你以为都是低价票比赛、免费音乐会，哪那么多白吃包子的事儿？你想上桌吃饭就得下厨帮忙。实际上，这些成本都从工人工资里扣掉了。而且，不管你愿意不愿意参加，你说我不懂歌剧，我看不懂啊，那不管是吧，票钱从你工资里扣了。 纳粹党呢，给这些活动做了概括，叫“娱乐带来力量”。这些活动的覆盖面到上个世纪三十年代末已经达到了两千五百万人。德国当时人口是六千五百万。娱乐还包括坐游轮呢。德国的工人家庭可以坐游轮出去旅游。今天中国有多少人坐过游轮？是吧？出去旅行是耗费非常大的，是吧？让你坐游轮，这很吸引人。所以纳粹党呢？ 提出消灭所有阶级差异，把坐游轮推向了一个高潮。怎么个做法呢？就是乘客不论这个身份地位，抽签决定你的舱位啊，不像那个泰坦尼克号的贵族小姐坐头等舱，小混混在末等舱。他这是抽签决定。对工人来说，这是最公平的。你抽到好签就可以坐头等舱。三四年五月一号，一个工人啊和一个这个。 海德堡大学校长一起驾着一辆四轮马车奔驰在海德堡大街上。当时罗伯特里就曾经说：“工人会看到我们很严肃地对待提升他们社会地位的问题，但其实这些都是假象。”德国的新闻机构受到严格控制，只说好听的，看不到负面新闻。这么一来，德国工人阶层、产业阶层就完全被纳粹党控制住了。下一步。 要控制国家的未来，什么是国家的未来呢？年轻人。本节目由寻迹讲堂荣誉出品。